他们曾经在玫瑰之心万众一心，互为后备，他们也曾在几天之后彼此翻脸，让狡猾的人工智能们轻易洞穿防线。很多人牺牲，而更多的人活了下来。千帆过尽，终于都成了来自各星系的战友。 这是在哪儿？还在第一星系，不过您放心，已经收到了第八星系传来的消息，人工智能军团投降了。这下终于可以休假了。是啊，大家一路走来都不容易。 <laughs> 我不休。 你的伤还好吧？不过是骨折而已。真的是一个新月庆点。是啊，所以说吴二夫的主机其实构架在一个隐藏的备用月庆点上。我们来的时候，检测到主机所在的空间站内还有某种质量极大的东西。 应该就是蜷缩状态下的休眠月千点。你把它从天使城要塞里放出来后，它先是指挥自己的人工智能军团隔离了第一星系，然后自己取代了其中一个通往外星系的月千点。是沃尔夫，我是说人类的那位，是他设定的吗？我猜，应该是超级人工智能的自我保护。 超级人工智能要控制整个第一星系，必须年复月迁点。在他没来得及给自己做一个分身之前，也要提防我们顺着月迁点追踪到他。这么看来，这些明面上被毁掉的月迁点，其实是最好的选择。是，这个备用月迁点的能量不足，无法实现跃迁，但可以使用远程通讯功能。 人类联军不太可能精确锁定主机坐标，只能按照我最开始的思路，确定大致区域，清理外围跃迁点，形成封锁区，然后慢慢搜。这样一来，那些明面上已经被炸毁的跃迁点，一定会被我们忽视。唉，乌尔夫知道乌尔夫会怎么想？嗯，这这话怎么说啊？ 伍尔夫元帅知道他自己造出来的人工智能会怎么做，所以他把主机和备用跃迁点捆绑在一起。想要连通第一星系和其他星系断开的路，就要启动跃迁点，空间站必定会被撑爆，主机当然也就灰飞烟灭。如果跃迁点不启动，这个超级人工智能就得和我们一起困在封闭的第一星系里。这这实在是一言难尽。 他把我们这些星际海盗带入联盟，拔出了伊甸园和管委会，又用超级人工智能消灭了海盗自由军团的芯片帝国，最后让人工智能毁于跃迁点之中，同时还重新打通了第一星系通往外界的道路。我不知道怎么评价，你呢？我不评价，一敌而处。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，毕竟打扰二位一下，陆总长，部分还没走的中央军想跟您告个别。好，毕竟我的林清恒还是回来了。 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，第二十四集。 清理与重建工作已经有条不文展开。由第八星系空岛政组成的白银第四位，携带最新的芯片开技术。哎，快帮我配根领带，来不及了。 不行，四个抽屉的领带，你那是脖子还是旗杆？ <laughs> 开个视频让我。赏你什么？储蓄离开脑袋吧。嗯、没有没有，我就不参观了。 <laughs> 哎，对了，你丢的那个小盒子里装了什么呀？我怎么听着像戒指？ <laughs> 嗯，戴这条吧。为什么？现在是二月一号早晨七点。 就选第二层抽屉，第一排的第七条。我今天可是要出庭啊，宝贝儿，不是参加海滩派对，戴个南瓜图案的领带像什么话呀？统 <laughs> 统帅，他他刚才怎么称呼您呢？你给我滚蛋！明白，拜拜。 <laughs> 好险，心里我差点就和脑门儿生死离别喽。 林星阁和南瓜倒是和他脑袋上那撮自来卷的头发很大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宗长。这回看着怎么样？严肃点没有？ <laughs> 怎么紧张？ <laughs> 开玩笑，我被一整个星系的人工智能追的到处跑都没有紧张。 现在紧张个什么呀？窃听器和哈登， <laughs> 他，路，我父亲那时候在沃托被要求出庭公审的时候，是什么样的呢？他毕生为联盟而战，因此相信联盟会给他一个公道。 也相信那些他保护过的人们不会背弃他。但是人的一生，成败悲喜，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个人所作所为的因果，而是时运。一个精彩绝艳的人，晚两百年会成为传奇，早两百年就只能是一颗颠覆世界的雷，随沙石尘土一起成灰。 再好的花儿，也要应季才能开啊！没想到“时运”这个词，有一天竟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。那双总是梗着什么仇恨的灰眼睛，目光竟然是深远而幽静的。原来，二十年润物无声，他也变了很多。 走，我陪你去，不用紧张。你的时运不早不晚。第八星系刚刚走上正轨，陆毕星的攻击还没有褪色，这是他最好的季节，可以无惧风雨。 现就第八星系公民陆必行擅自施行女娲计划与非法芯片实验一案，第八星系最高庭举行全民公审，现在开庭。众所周知，彩虹病毒曾是第八星系最深的伤口。陆总长在这种情况下擅自进行人体实验，但使用彩虹病毒改造身体时，陆总长是无行为能力人。 而且相关人士均已死亡，无法出庭作证。那么第二次女娲计划发生时呢？第二次女娲计划的发起人是反乌会中一些极端分子，研究使用的变种彩虹病毒生物芯片，均为战士从地方缴获物品。按照战士特别法令，工程安全与统战部门副部长级别以上均有权调用地方缴获物资，以便更好应对战局。陆总长有权调用，但调用的程序并 在主观上没有伤害公众安全，客观上未对公众造成损失的情况下，我们认为应该按照行政违规处理。但人体实验《安全保护法案》中关于禁止人体实验一条规定，怎么样？他的芯片能取出来吗？应该可以。经过改造的身体是基础，并具备安全变异的条件，而变异有无数种可能性。芯片的作用是将身体变异引向理想的方向。我看。 他的身体情况已经趋于稳定，几年后应该就可以试着取出。听起来跟自由军团那种分等级的生物芯片，原理完全不一样啊！的确，陆总长手里的资料是从反乌会拿到的，是劳拉留下的原始资料，跟自由军团的路线已经完全不一样。那我们刚回来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打电话过来，刻意提到自由军团的芯片，给你什么狗屁灵感？呃，嗯。 我我我只是， <laughs> 哎，如果真的有一天需要剑走偏锋，用这种东西达到某种目的，一定要在用完以后尽快销毁。人机和平共处的时间越长，中毒就越深，后果就越难以挽回。什么？啊，这是沃尔夫曾经说过的。 那时候我是，我是想试一试。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年说过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们。毕竟，毕竟三百年了，我们都已经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这是要命的战争，我怕说出来会误导你们。陆总长的整个研究过程中没有第三方。唉，百年光景。 很多事变了，很多事没变。一些记忆淡了，面目全非了；另一些，却像是被什么永远刻在了时光里。 八星系，这都三天了，怎么还没审？直接判无罪就完事儿。司法程序哪有那么简单？陆总长被判有罪了，我就上街游行示威。把消息说，江律师私底下也觉得陆总长是无罪就是，当然，陆总长那是人见人爱的好总长。是啊。八计划与非法芯片实验一案作出如下判决：陆必行作为第八星系行政总长，私自开展芯片研究，调用彩虹病毒，属于违规。 但鉴于其为第八星系发展建设、抵御星际海盗、人工智能军团入侵做出过巨大贡献，本庭一致认为，陆必行有过失，但无罪。耶！我就是就是长，好好庆祝一下。长，长，这边这边。不知道是芯片改造过的感官敏锐。 还是情感本能的定位强大。穿过人墙，我一眼就看到他坐在路啊，坐在父亲的石像下，安静地等着我。我有问题，请您回答。好，好，好，一个一个来。有什么问题尽管问。趁办公厅没反应过来，我还能继续放飞自我的胡说八道一会陆总，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张照片是我摄拍的。 拍到你在医院门口徒手搬起了爱德华总长的轮椅，请问是芯片的作用吗？是啊，请公众和各大体育赛事主办方放心，我本人除了型男选美，终身不会参加任何竞技比赛。 <laughs> 陆总长，那么女娲计划后续如何处理呢？据我所知，您已经销毁了一部分研究资料，劳拉·格德博士留下的，以及反污会两侧女娲计划的内容，都已经被官方封存。政府方面不考虑向全民推行这种人类进化吗？就目前来看。 女娲计划的成功样本很少，我本人能活下来实属侥幸，并不适合向公众推广。依靠这种方式推行人类进化更是为时尚早，毕竟就连伊甸园都有大量无法适应的人。在解决这一切之前，我们决定暂时封存。当然，彩虹病毒及其变种有很大的研究价值，未来我们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由官方医疗研究机构继续展开课题。 希望有一天能造福于人类。至于我曾经销毁的内容，如有需要，我会尽量帮忙恢复，以供后人参考。会出台相关法律吗？当然，相关机构正在加班加点的做提案。我们未来还有很多问题，人工智能、芯片、毒品、星际走私等等，都需要新的立法，寻找新的解决方式。我们走得越快，需要处理的各种社会问题就越多、越复杂。 政府未来的工作是引导、规范和扶持，而不是因噎废食的阻碍科技发展。这并不容易，但我相信，我们第八星系政府会竭尽所能。那陆总长，您身上的芯片会取出吗？会， <laughs> 是为了参加竞技项目吗？ <laughs> 就算没有生物芯片改造过的身体，也依然是作弊啊！我打算取出来，主要是怕家人担心。 真是不长进。啊，陆总长，您说的家人是哪位？是不是忘了向公众公布啊？官方显示总长的婚姻状态还一片空白呢。应该是林帅吧？呃，统帅和总长渊源颇深，关系很密切，一直是兄弟。不过说到统帅，我还想问，联盟官方已经承认了第八星系的独立，那么未来八大星系会是怎样的格局呢？和而不同吧。经此一役，联盟中央对各星系的控制力几乎消失。 第八星系不会是第一个独立的星系，但大家是一起战斗过的。以后无论是打击芯片毒品，还是科研贸易，各大星系都会有很紧密的联系。除了虫洞通道，我们也在想办法尽快修复第八星系通往其他星系的跃迁网。至于静恒，他姓林，我姓陆，怎么会是兄弟呢？呃，当然也有异姓兄弟。 虽然林敬恒统帅这个人审美成迷、洁癖、脾气又不好，该睁只眼闭只眼的时候，他眼里不揉沙子；该明白谨慎的时候，他又比谁都粗心大意，连定好的对戒都能弄丢。据说他还打算不讲理的找人工智能索赔。丢的那对戒指款式照抄了他祖父的求婚戒指，把人家原稿直接拿走用，一笔都没改。 我都不知道他是想求婚，还是想给祖母上供。 <laughs> 幸亏我还偷偷的准备了一套备用的。哎呀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你们有空啊，顺便去自卫军那边帮我采访一下，问问他们统帅的声明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啊？我的天啊，总长，你是说统帅？这绝对是八星系新闻史最爆炸的一条！总长，总长。 多想点吧。对啊，就是强信新吧。好了，私事就谈这么多。稍后政府办公厅会就这次公审发声，请耐心等待。来，让一让。组长，组长，让一让，大家不要拥挤，让总长过去。哎，当心点，我还有约会在身呢，发型可不能乱。再说了，我以后还想靠脸吃饭。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，陆总长？ 你以后不打算担任第八星系行政长官了吗？和这次公审有关系吗？有一点，关系不大。其实早在第八星系政府在战火中成立时，爱德华总长就任命我为第八星系战时统筹顾问。他老人家去世以后，星系内外战乱不断，我承接战时统筹的任务，所以才出任行政长官长达十几年。现在八大星系终于见到了和平曙光。 暂时统筹也该准备退休了，不是很自然吗？陆总，我们正在修订选举法案，快的话下半年就会出台换届选举方案。我也会在这半年里尽快把工作交接清楚。那您未来有什么打算？嗯，养狗吧。 <laughs> 我真的很想养条狗，以前一直没有时间。然后给自己放一个大假，到处看一看。 再做回老本行，老本行是指……哦，我以前是个教书的，有一本机甲入门的教材，就是我以前写的，现在修订到第六版了。教材稿费，那当然比总长的年薪高多了。陆总，连统帅向您求过婚吗？是是。统帅的花边新闻，你们自己去问他。我我不敢，不敢，不敢问他就敢来找我打听是吧？小姑娘。 抬头看看，你正前方五十米那位是谁？啊啊！是林帅！林帅！林帅！林帅！快过来了！你们是谁？过来了！哎，算了算了，怎么就跑了？他们怎么都走了？怕你呗。 <laughs> 那我应该早点过来。 <laughs> 刚才有记者问我，你求过婚没有？听到了。然后呢？ 戒指都没有的人怎么求婚啊？对吧？ <laughs> 那你的先借我用用。 <laughs> 第八星系与第一星系宣布建立外交关系，并联合出版了一本电子日历，方便随时查阅、切换两套历法，供时常和外星系打交道、做生意的公民使用。 半年后，群龙无首的芯片人被中央军强势镇压，中毒尚浅的一代芯片人摘除芯片，艰难地重新回归社会。经过八星系政府的审议磋商，反务会组织依法被取缔，其中的极端反人类分子被逮捕入狱，其他功过相抵的反务会成员接受和平演变，注册成为第八星系公民。原组织领头人哈瑞斯成立了霍普生态养殖有限公司。 为市场提供新鲜健康的生态食品。一年后，陆总宣布战争年代结束，自己将辞去第八星系行政长官一职。同年九月，八星系大选，由于候选人较法定数量少一人，官方临时把陆总加入候选名单凑数。没想到陆总人气太高，以压倒性优势再次当选新一任行政总长，任期五个独立年。三年后，在第三星系牵头下。 各大星系先后宣布独立，与联盟友好和平的交接了权力。独立年十六年，各星系独立政府代表齐聚玫瑰之心，签署了新的人类联盟条约。请各位同学按照专业标识有序落座，不要费近广播系统，不要发生口角或肢体冲突。 各位同人按照张贴标识。哇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好漂亮的丘顶啊！哎，听说以前的仙海学院也有一个，造价六百万呢。我操，太豪华了吧！来来来，帮我拍张照。 <coughs> 大家把头先低一下，我在这儿呢。亲爱的同学们，各位嘉宾，以及我们的荣誉校董林敬恒先生。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贝塔星的人造空间站，参加新星海学院的开学典礼。在我侃侃而谈把各位聊睡着之前，我想先借用联盟乌兰学院的传统，他们每次开学典礼上都会先播放一部叫做《联盟英雄史》的视频。我也制作了一个八星系英雄史，请大家观赏。哦，对，忘了介绍。 你们在穹顶上看到的，是第八星系的星空模型，它也代表着我校的校训。而校训，是由原来星海学院信息科学院的老院长提出的。各位同学，我希望你们从今往后能谨记：比金钱更珍贵的是知识，比知识更珍贵的。 无休止的好奇心，而比好奇心更珍贵的是我们头上的星空。而比好更珍贵的是我们头上的星空。当我出生开始，这鬼地方就是这副半死不活的鬼样子。 <laughs> 托四哥的福，我差不多已经老过了。 碍你什么事儿了？老娘是黑洞的人，快给我上酒！我是孤儿院的，去年院长拿着钱跑了，撂下一堆小崽子。听说机甲设计最赚钱，所以来碰碰运气。我不是妈宝，就是突然有点想他了。 <laughs> 要我说，魏队长，把感染者都隔离到医院。这种时候，希望抗体管。兄弟姐妹们，手足同胞们，我们是第八星系自卫队。第八星系就是……我。哎，你们几位小朋友过来。 况且给你们准备了饮料。这是我这辈子学到的第一个道理，陆老师，有些事是不能等的。白银第九位卫队长伊丽莎白·卡拉图兰向您报道。我叫于威廉，是第八星系警卫总署总警督。一三六年十月加入自卫民主。我这个旧部要去问问那个旧部，我们就活该等死？哪怕有理，也不能站出来替自己说句话。所有人都在争斗，所有人也都走向毁灭。 你看着这些立场各异的人，最后都会与你沙小白兔呀，白又白，麻拉裤头狼我希望联盟太平繁荣，我希望你幸福平安。如果两者不能兼得，那么后者对我来说更为重要。你是我的骄傲。说吧，儿子，有什么愿望？二十岁，上天入地。 不管你有什么愿望，哪怕是炸了首都沃托，老爸也能手到擒来。每一段伟大的路上，最初都布满了荆棘；每一个先贤都曾被视为移山的愚公。古谚有云：“只有通往地狱的路才铺满善意的鲜花。”困境难道不是抵达梦想的必由之路吗？假如像古代神话里那样，天降洪水，所有人都奔跑逃命，我愿意做那个。 逆着人潮而上，第一个被洪水淹没的人。至此，霍乱的星辰终于回归了正轨。人们生于信仰，毁于信仰。 人们在信仰的灰烬里重生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。 t r i c 的原著，《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》《残次品》第四季完结，谢谢大家四集的收听，感谢大家两年多的支持，有许多的回忆，许多的感动，很高兴在《残次品》的世界里与你们相遇。我代表剧组，代表顺心文化，谢谢，你们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 泪，狂风在咆哮，信念又何为？朋友就等我，再头像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笨重，狮子受命刀砍，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为青之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为何的汪洋不可知的黑洞？Yeah。